第九十集，停在豪车前后的两辆车传来不小的动静，另有四人分别从前后的车辆里下来，朝林和西走过来。林和西轻扯唇角，瞬间明白过来，由从父亲找上自己的意图，一边打电话给培训班的老师请假，一边弯腰钻入车内坐下来。挂掉电话以后，甚至还开玩笑般朝坐在副驾驶上的那位助理问。 刘先生的支票准备好了吗？助理明智的选择保持沉默。林和熙顿觉无趣，索性打开手机里考研英语的网课，外音播放，在车里看了起来。前排的助理数次心情复杂的从后视镜里观察他，倒是愈发觉得林家这个私生子和外界传言的那样大不相同。 司机直接开车把他送到了市内商务区的一家咖啡店，助理领他到楼上的包厢，替他敲完门以后就停在门外，不再往里进。林和熙瞥他一眼，面不改色的走了进去。尤月腾就坐在包厢里等他。虽然林和熙去参加周迅的生日宴会那晚，尤月腾也在场，但他并没有在宴厅里见到过尤月腾。 此时看向那个上位者气势环绕的男人，林和熙并未多做打量，而是多看了两眼对方的五官和面部轮廓。即便是没有见过那位尤太太，林和熙也不难看出来，尤崇的长相汇集了亲生父母的全部优点，并且毫无疑问已经超越过了他的亲生父亲。陡然想到尤崇，他忍不住翘了翘唇角。 然后在尤月腾对面的座位里坐了下来。尤月腾主动开口问他：“你不给尤虫打电话？”林和熙认真想了想，而后有几分漫不经心的答：“我猜他现在大概是在开会。”尤月腾微微一顿，继而笑了起来：“你不傻，应该知道我今天找你来的用意。”我知道。林和熙点点头。 但是，您不问我和尤冲什么关系吗？他半是玩笑，半是认真。或许我们只是各取所需的床伴关系呢。嗯，如果真的只是床伴关系，你们的事儿我不会来管。尤月腾目光锐利的扫过他的脸。可惜，你们不是。我找你来，只有一件事。 他屈起手指轻敲桌面，不疾不徐地吐出五个字来：“和尤崇分手。”林和熙迎面对上他的视线，忍不住眼露困惑：“您是哪里来的信心，觉得我会和尤崇分手？”尤月腾道：“哼，你以为就凭林家那点产业和人脉，也能受得住我的施压？”林和熙面上疑惑更深。 林家能不能承受住您的施压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一个私生子，林家的所有一切都与我无关。不过，照您这么说，他扬起唇角来，我还真有点想看林家破产。那么，既然林家和你没有关系，那么，有月腾眯起眼睛来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前程。 和你有没有关系啊？你难道为了游虫，放弃你的未来？对他的话早有预料，林和熙不为所动。嗯，我可以让你毕不了业，也可以让你找不到任何工作。游月腾的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话家常。我听说，你最近在准备研究生的考试，我也可以让你过不了考试。 你要想清楚，我能做的事情很多，你能做的事情却很少。林和基依旧沉默而冷静，始终不接他的话。尤月腾又道：“如果这些你也不在乎，那么尤崇的前程呢？他现在拥有的一切东西都是我给他的，我既然能给他，也能随时收回。到那个时候。” 你就是毁掉他前程和未来的罪魁祸首。你不会，林和熙终于抬起眼皮来。从对方拿油虫威胁他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不再对面前的人用敬称。你如果真的那样做，那么今天坐在这里的人就不会是我，而会是油虫。没有否认他的话，尤月腾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两秒，画风陡然一转。 语气都跟着温和了不少。你上高中的时候是美术特长生吧？似是猜到他接下来要说的话，林和熙一言不发的看向他。可是你现在读的却是与美术毫不相干的专业。既然无法达成共识，那么我们不如各退一步。你不是想考美术专业的研究生吗？尤月腾缓缓笑了起来。 你和尤崇分手，我送你去国外名校读美术专业的研究生。你在国外的所有费用，都由我来出。”他问道，“怎么样？”林和熙终于动了，却是伸手摸出手机来看时间。“我什么时候能走？”眼神沉沉的看他片刻，尤月腾恢复平常面色，拿起桌上的手机拨出一个电话。助理接到电话，很快推门而进。 刘总，尤月腾道：“你送他回去。”助理恭敬地应下，站在原地等他。林和熙从座位里站起来，转身要朝门边走，却再次听见尤月腾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意味深长而居高临下：“记住，你会同意的。”顿了一秒，林和熙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。从尤月腾那里离开以后。 林和蝎度过了出国前最后三天平静的日子，而在那三天里，尤虫在公司中的工作量成倍增长。和尤虫视频的时候，林和蝎甚至能清楚的看见他眼底残留的青黑色。直到第四天的早晨，当他在家门口被陌生人以武力压制，推入停在小区楼下的车里，那些人又闯入他和尤虫住的地方。 将阿拉斯加和猫关在阳台里，强制性的替他整理出一箱行李带走，他才明白过来，尤月腾那句话里的同意是什么意思。他不在乎林家的存亡，可是林家人在乎，而他这几年来始终没有逃离林家的掌控，过上独立的生活。林远卫不会得罪尤月腾，甚至整天盘算如何攀上尤家这根高枝。 尤月腾在那三天里找了林远卫，他被强制性的带回林家关起来，身边的电子产品和重要证件尽数被没收。林家人半点风声都未向外透露，就连林童也不知道他被关在家里。除了无法联系上尤崇，他还担心家里的阿拉斯加和猫没人管。接下来的整整十天，他都没有放弃任何离开林家的方法。 无论是从楼上房间翻窗出去，还是利用阿姨送饭的时间偷偷跑出去，然而林远为从尤月腾那里借来的保镖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最后一次被抓住的时候，领头负责看管他的人甚至直接开始对他动手。十天以后的半夜两点，那些人将他从床上拽起来，开车带他去机场时，林和熙嘴角的红肿依旧还很明显。 他戴着口罩，被那些高大健壮的保镖夹在中间，一路畅通无阻的送入机场无人的贵宾候机室里。登机前三十分钟，尤月腾和林远卫出现在候机室里。林远卫在尤月腾面前骂他勾引，不知廉耻，骂他不识好歹，骂他跟他的亲生母亲一样下贱。整个过程中，林和熙始终眼眸低垂，对他的话充耳不闻。 林远卫还要说什么，却被尤月腾摆摆手拦了下来。得到尤月腾的示意，保镖押他前往登机口。走出两步以后，林和熙又被对方从身后叫住。尤月腾缓步走至他面前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说过要送你去国外读书的事儿，现在依然算数。不相信他会那么好心。” 林和熙目光紧紧地盯着尤月堂那张脸看了很久，而后怔住。